课文四，在小刚家。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谁说的？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。你看，这条裙子是去年买的，今年就不能穿了。那是因为你吃的太多了，少吃点吧。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，我能少吃吗？生词。 最近，月。